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一百四十六集。魔神虽然力量转弱，但是依然不容小觑。洛晗看着阵法中魔神步步紧逼，十分担心林青霄。 他用神念牵引着云层中的雷，再一次让惊雷落下。但是这次的雷和刚刚那道天差地别。洛寒耗费了神念，体内力量更加虚弱。就在他力竭时，恍惚感受到什么光点进入他的身体，他即将枯竭的力量似乎恢复了一点点洛寒讶然抬头。 发现大地上漂浮着许多或大或小、或明或暗的金色光点，正被一种无形的力量牵引着进入他的身体。不远处战场上，所有人都在拼命厮杀，可是那里飘来的光点最为浓密。洛寒冥冥中感悟过来，这是信仰。只要有人相信他、信仰他，他就会变得更加强大。 肃宗室、小泽军队里的普通士兵、青山村里的百姓，还有许许多多素未蒙面的普通人们，他们都盼望他获胜，盼望他消灭魔神，为他们带来和平。洛寒感到体内的力量重新流动起来。对呀，那么多人都在期待着我，我怎么可以半途而废？只要我再强大一点，冰清霄那边的危险才会减小。洛寒再一次施展时空术。 这一次，时间流逝速度更快，一万年、两万年、十万年，十万年过去，魔界出现了新的领导者，魔神因为敛财无度、骄奢淫逸，高层魔族依然捧着他。然而，在基层，魔神的信仰却在迅速流失，魔神明显变弱，林青霄渐渐在和魔神的对战中占了上风，甚至还打伤魔神。 不远处关注战局的西恒发出一声惊叹，瘟神更是炸了毛一般，语气十分尖锐：“啊，怎么可能？他只是一个先祖，怎么可能伤害神躯？”然而这只是个开始罢了。魔神虽然变弱，但是并不是一个好相遇的。林清霄和魔神身上都开始刮伤，纯看谁更狠、更不要命吧。洛寒累倒在地。 他在地上缓一缓，等体内积攒了一些信仰之力，他就继续施展时空术，再一次往后推进时间。这里不寻常的气息逐渐吸引来更多人，云层中若隐若现，浮现出更多神灵。其他战线的神站在云中，看到下面的景象，都和瘟神一样诧异又震撼。仙族竟然能和神打成平手，到底是哪位神假扮成龙族？ 不对，魔神身上的时间气息有问题。正好这个时候，洛寒休息完了，站起来施动法术。众人终于看清了他的动作。他们本来还在奇怪这是做什么，随后就发现魔神变弱了，弱的并不明显，可是变弱这个事实就已经足够给众神重重一击了。 他们曾经相互扶持，亲如一家。后来家里人口越来越多，神之间发生利益分歧，渐行渐远。等到后来，他们开始相互倾轧，甚至肆无忌惮地暗算其他人。他们做这些事时毫无顾忌，怀着天然的优越感，因为他们的力量与生俱来，神不死不灭，永不衰落，他们生来高于众生。他们从未想过有朝一日。 他们也会面临生死存亡、自然轮回，但是现在这一幕真真切切发生在他们眼前，神也会末路神也会被人杀死。在场大部分神都感到被冒犯，有神出面怒斥道：“这是在做什么？区区仙族竟敢以下犯上，还不快解除这个阵法！”仙族这边的神虽然觉得不祥，但是并不同意。 他们看得很明白，现在下面那个龙族和魔神一样重伤，可是龙族的气息看起来竟然比魔神的要绵长，显而易见，魔神会先被这个年轻人耗死，坐享其成的事情，为什么不再等等呢？站在魔族这边的神剑是不对，伸手攻向法阵。西恒看到施法中途化解，被拦住的神当即皱眉：“你不是中立吗？” 你当真要和我对着干？西恒还没说话，仙族这边一个暴脾气的神已经呛了回去。对着干就对着干，你们那么弱，败势已现，西恒还能倒贴去帮你们？听说魔神是你们中数一数二的强者，原来你们所谓的强者，竟然连个年轻龙族都打不过。这些人相互不对付很久，如今汇聚在一起，有魔神的事做引子。 火药桶一触即发，魔族这边的神要去救魔神，仙族这边不让，一言不合就有人动手，一旦动手就有人偏帮，牵扯进来的人越来越多，最终终于演变成了诸神大战。天上云层风起云涌，电闪雷鸣，诸神打架，一出手就是山崩地裂，地面上仙魔也渐渐杀红了眼，鲜血把土地浸没了一层又一层。 喊杀声大作，火球如雨点般落下，随便一砸便夷平一座山。火球上面附的是神火，不怕水也不会熄灭，一沾着草木就熊熊燃烧起来。顷刻间，火雨纷飞，山火连天，到处都是飞禽走兽的悲鸣。洛寒听到外面的动静，回头惊讶发现，世界已经完全变了模样，哀鸿遍野，宛如末日降临。 实际上，再让上面那些神打下去，世界末日也不远了。洛寒咬牙，用尽全部力量，让时间流逝得更快。只有魔神死了，他才能腾出手去阻拦其他人。洛寒体力已经近乎透支，而林清霄更是变成了一个血人。他原本是一袭白衣，后来被鲜血浸红，血迹干涸后，上面又附上新的血，一层层叠下来。 衣服变成暗色的褐，几乎没有干净的地方。毋庸置疑，这是一场苦战。林青霄能撑到现在，全靠他惊人的意志力和近乎冷酷的头脑。林青霄在某次闪避中感受到一个致命漏洞，他在空中硬生生改变轨迹，从侧面踩着石壁躲开魔神的一排攻击，在顶端用力一点，翻身而下，全力使出一剑。 这一剑因为太过专注，甚至都没有招式。乌云中缭绕着天雷，一瞬间，天雷被林青霄的剑势勾动，顺着九霄剑的剑身走了一圈，和灵气缠绕成一条龙，长啸一声，朝魔神冲去。这一招没有招式，没有剑谱，是林青霄完全独创的剑意。剑法一旦生出剑意，就超脱了形这个阶层，而进入意的境界。 剑法人人可练，可是剑意独一无二。悟出剑意，代表着习剑者已经突破外向，化有招为无招，进入剑随人动、人剑合一的高阶层次。天地清正，降妖除魔，一往无前，神挡杀神。林青霄第一次悟出的剑意就能剑意化形，剑意上强烈的杀意引发诸神阵共鸣。 阵法中能量剧烈抖动，被剑意牵引成一道明亮的动光，带着清越的龙啸声穿越魔神胸膛。这一剑是诛魔，亦是诸神。上方混战的诸神听到声音，惊讶地朝地上望去。战场上士兵们听见上空响彻龙吟声，不明所以的抬头。小泽满身血迹，站在一地狼藉中。 不可置信地望向另外一边，能发出龙吟声，这个人只会是林清霄。他做了什么？魔神被强烈的光横穿而过，他仿佛在空中停了一下，身体才缓慢朝后倒去，砰的一声摔在地上。直到这时候，魔神的眼睛都是大大的睁着，的。他无论如何都想不到，自己竟然会真的死在两个新人手里。 杀他的人，还是被他视为蝼蚁的先祖。与此同时，洛寒再支撑不住，脱力摔倒在地，林清霄也猛地坠倒。他立即用剑插地，撑住自己身体。神的力量来源于天地，死后也将归于天地。魔神倒地后，很快身体就开始溃散。洛寒和林清霄靠得近，不可避免的。 也沾染了一部分神力。魔神活着时，他的力量狠毒霸道，可是等他死后，溢散出来却是最本源的五行之力。洛寒心想：不要白不要，就顺利吸收了一些。魔神身体即将消散完时，突然“砰”的一声，他的神格连着剩下的神力一起被炸成碎片。洛寒顾不得暴露了。 连忙扯出一个防护法器来挡住前方的爆炸。等气浪过去后，空气中浮着大大小小的黑金色碎片，这是魔神的神格，真正区分一个神的本源。诸神阵已经被炸毁，洛寒撑着酸软的四肢，跌跌撞撞跑到林清霄身边，试图扶住他：“你怎么样？刚才被伤到了吗？”林清霄摇头：“没有。” 我有龙鳞护体，无妨的。云层上空，其他神顾不得混战，纷纷飞到地面。他们直到看到神格碎片，才终于感觉到，原来这是真的。魔神，数一数二强大的魔神，就这样在他们面前被人杀死了。对手是两个完全不被他们放在眼里的新人，其中一个甚至还是先祖。除了西恒。 其他所有神都震惊的说不出话来。怎么可能呢？这就像三岁小儿杀死了衣食父母，信徒杀死了神像一样可笑。但是这一切偏偏发生了，就在他们眼前。立即有神被激怒，他目光不善地看向洛寒和林青霄。洛寒还是个年轻神灵，结果竟然帮着外人，实在是吃里扒外。 洛寒是小辈，我不方便出手。林青霄一个外族，我还教训不了吗？神想着，便对林青霄挥出一掌。洛寒和林青霄现在都是战损，哪里有力气躲避呀？法力即将逼近的时候，被一道外来法术生生挡住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。 下期更精彩。